第四轮比赛终了，玄奇最终在团队赛中击败了操盘手，以七比三结束了这一轮。两队选手走下场来，玄奇战队的选手看起来心情不错，不过操盘手战队的选手也没因为这场失利流露出太多失望的神色。对于一支纯粹的玩家草根队而言， 操盘手战队在线下赛中的表现，绝对是所有草根队中最出色的。在已被视为炮灰的情况下，居然从两支强队身上掠到了十分。四场比赛全部战罢的他们，最终以二十八分暂击死亡之组的第一名。平均每轮七分的取分率，已经是相当惊人。A 组号称职业队的诛仙。 结束四战之后的积分也不过是二十九分，操盘手已经做到他们所能做到的最好。下场时，现场观众慷慨的送给了他们掌声。操盘手战队的选手在接受了现场观众的慷慨掌声后，昂首离开了比赛场。而 B 组最终的形式看出来的人也有很多。对于星星 现场很多幸灾乐祸的家伙，望着这边，星星的诸位又是各种起哄。陈果这一次已经顾不上愤怒了，这最终的形势着实让他发愁。我们也走吧。叶修这边招呼了一声，星星众人也起身离开，结果在选手通道的出口处，却与玄奇战队不期而遇。 看着这最后一战即将决定各自命运的对手，玄奇战队的选手们倒是个个神情轻松，仿佛出现已是他们的囊中之物一般。教练张一伟看着星星这边，倒有三位都是当年的旧识，只不过这三位当年呢都算是站在顶端的一线大神，而他张一伟呢，在轮回虽然也算是核心选手。 但那时候的轮回战队可不是如今的冠军队，队中核心和这些顶尖大神实在没有可比性。但是现在，这些个当年的大人物却被他牢牢的压制住，这种快感当年他可从来不曾有过，想不到这次打挑战赛居然有机会体验。张艺伟的心情看起来倒像是玄奇队中最愉悦的一个。 几位好啊！这家伙甚至还亲自过来招呼了一声。星星众人看着他都不说话。最后一轮，诸位可要多多努力哦。张一伟话是对着星星全队说的，但目光却只盯在三位钱大神身上。这要万一操盘手淘汰出局了，怎么对得起一直以来所受的关注啊？ 张一伟身后跟过来的玄奇战队选手插了一句：“挑战赛里，不说家事的话，那星星绝对是最受关注的战队。玄奇战队就是在职业联盟的时候，也从来没有引发过这种关注度，这让他们着实有些嫉妒。而现在，看到这个备受关注的战队即将这么凄惨的出局。” 玄奇战队选手的心中愉悦，其实也没比他们的教练少几分，只不过各自关注的点不同罢了。我们不会出局的，叶修平静地回应了一句。 <laughs> 不愧是叶秋大神，有自信。最后一轮要取多少分，算清楚了吗？张一伟笑容可掬地说。魏琛此时却是一步迈上前来。 直视着张义伟，小子，你阴我们！张义伟好赖也曾是一队核心，在联盟里混过数个年头，魏琛咄咄逼人的架势丝毫没有把他吓住，反倒也直视着魏琛。魏队这话怎么说的？他对魏琛倒还用的是曾经的称呼方式，你以为我们看不出来吗？哼，看出来又怎么样？ 我只是选择最有利于玄奇的比赛结果，不只是要有利于现在，还要有利于接下来。你们的实力其实，在操盘手战队之上，能把你们挤出接下来的淘汰赛，我乐意之至。 <laughs> 你不要说的好像你们已经出现了似的呀！叶修此时突然说：“最后一轮，诸位可要多多努力。”张一维刚刚说过的话。 此事被叶修原封不动的还给了玄奇，这要万一被操盘手淘汰出局了，怎么对得起职业队的身份？ <laughs> 张一伟听后笑了笑，多年老牌选手果然不是那么轻易会被激怒的，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比赛见，比赛见。两队人各回了酒店。 虽然方才的针锋相对中，星星丝毫未落下风，但是最后一轮比赛对星星而言是极不利的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回到酒店，没有人能安下心来休息。不大会儿，酒店网吧的训练室里，星星的诸位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的，最后全都到齐了。 这样不约而同的聚集，让陈果看到了战队的团结，心下倒是振奋不已。最后一轮一定要拿到八分，狠狠地把玄奇干掉。陈果一点铺垫没有，直接开门见山地鼓舞起士气来。结果就听角落里的莫凡头也没抬，面无表情地回了一句：“八分可干不掉玄七。”啊！陈果愣了愣。 其他人也很惊讶的转头望着，显然是没想到居然会是莫凡第一个接话。嗯，没错，只是八分的话，玄奇得两分，将和操盘手一样同积二十八分。但是在和操盘手的比赛中，他们七比三占优，所以依照赛制，这样最终被干掉的将是操盘手战队。叶修说着，完了也看了莫凡一眼。 想不到你还挺关心啊。莫凡不做答复。这一轮你想出场吗？可以。莫凡回答的不是想，而是可以。所有人望向莫凡。虽然平日里完全没交流，但是一起生活的久了，所有人也都习惯了训练室里总有这么一个冷了个脸、一声不吭的家伙。莫凡不算是他们的朋友。 但却是这个战队的一份子，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感觉。而莫凡的荣耀实力，大家更是认可。就连一开始团队作战的格格不入，经过新版本之后的副本磨合，再加上集训时和职业选手群的对战，也已经融入到这个整体。不过，因为个性使然，莫凡终究不会是一个团队型的选手，这一点叶修倒也不会去强求。 是不是团队型选手和能不能在团队中担任位置并无关系，只要战术合理运用得法，非团队型选手也可能成为团队的重要角色。战术这东西也是以人为本的，成熟战队因为拥有了自己最娴熟的战术体系，所以寻找最合适这个体系的选手来运转，自然事半功倍。 但星星战队是新建战队，他们哪有自己固有的战术体系？所以掌握好手中选手的特点，因地制宜的设计中可以让每个人高效运转的战术，这才是他们这种新兴战队应该做的。听到莫凡的回答，叶修笑了笑，点了点头，随后却是望向罗辑：“最后一轮，我们需要确保最大比分的胜利。” 你恐怕暂时不能出场了，我明白。罗辑点头，神色却有点黯然。在这种最关键的时候，自己却无法给予战队坚实的力量，这种感受并不好。继续加油。叶修对他说着。罗辑的实力较弱，这在星欣已经是完全不避讳的事情了。 所以这种时候，叶修倒是可以轻而易举的说出这种安排，倒也不用什么委婉的解释。而后，叶修的目光转向了孙哲平：“这轮出战一下，有没有问题？这种时候再不出场，你还让我加入你们干嘛？”孙哲平说。叶修笑了笑。孙哲平不是星星的未来，所以平常的比赛，叶修尽量不会让他上场。 虽然那些比赛恐怕对于孙哲平来说根本不算是什么负担，但到了这种关键时候，再不让孙哲平出马，那他这趟来的岂不就多此一举了？个人赛和团队赛你都出场，有问题吗？叶修问。对于孙哲平伤病的程度，他并不太清楚。对付这种角色完全没问题。好，那么个人赛第一场就由你来吧。 第一个出场也可以在团队赛之前多点休息时间。那第二个上场的可得早做准备了，比赛大概很快就会结束。对于他这种轻视对手的态度，叶修也就不说什么了。这只是他的狂，他的傲。至于轻视对手这种低级的错误，可不会发生在这种经验丰富的老手身上。莫凡，你第二个出战。 莫凡点头。第三个出场的叶修心中却也有一丝犹豫，心目中人选有两个，一个是魏琛，一个是武晨。魏琛因为那天对阵操盘手的比赛消耗过大，至今还没有完全恢复。叶修看得出他的状态并不在最佳。至于武晨，技术倒也扎实，来了星星后状态也保持的还不错。 但是他所用的角色小枪的装备却不算太好，相比起这段时间来其他人角色的加强，小枪并不是星星要打磨的角色。毕竟武臣来星星也并不是继续当职业选手来的。第三战这么关键，看来只有老夫能够胜任了。结果这时候魏晨却是毫无下限的毛遂自荐了。 叶修笑了笑，随即也就默认了这一安排。擂台赛，包子、小唐、我。包子、唐柔点头，似乎早就猜到他们会在这里出阵。最后团队赛，叶修望着众人，我、小唐、包子、一帆、老魏、孙哲平，不带治疗，太疯了！团队赛的名单，连孙哲平都有被吓到。 这行吗？陈果更加愁起来。叶修望向安文逸，团队赛会采取尽可能快的战斗节奏，你目前的能力还无法跟上。好的，安文逸平静的点了点头，他可以接受任何安排，只要有一个合理的理由。两天时间，好好练习一下这个阵容吧。叶修最后说着。